锵锵三人行，张老师刚从美国回来啊，嗯。我刚从英国回来，我这回拉平了。 <laughs> 但是他呢，早就从印度来了。 <laughs> 咱们这个欢迎跟印度总理同名的哈辛格先生。 <laughs> 哎，你们是一个印印度总理？你们是一家族吗？不是，呃，估计很早以前就是，但是呢，后来在印度最新的一个宗教，也就是三百多年的历史。 西克教，西克教，教，对他们这个其实习惯上跟我们很很一样，但是也是一个那个潘扎布那个地区，那个地区就是最有名就是出美女的地方，是哪儿？是克什米尔吗？还是包括克什米尔？就是印度这个这个北。你不是从那个比哈尔？你你的家乡是比哈尔对对对，我们是这个这个印度这个印度地带的，但是这个潘扎布那边。 就是旁遮普，我们长得最壮，叫旁遮普。就是过去中国嘛，你看过那个宝头的这些，不好意思，很多中国人叫阿善这些，这个 b 头阿善，因为他头都是那个西克人，壮壮的，然后 b 头的，长得最最厉害。的，包括出那个 soldier，是战士，对对吧？那种那种刀啊，非常在纽约市里边开车的，有得有三分之一的都是彭加普来的。 只要我一跟每次在纽约坐出租车跟他们一聊天，都是。包括他们老乡老乡。美国两个州的这个州长也是喷他布这个话。你的意思是你也从那儿来的？ <laughs> 我我是来自这个佛家这个萨迦摩尼的老乡，就是在 Bihar。哦。就是萨迦摩尼得到这个智慧嘛，菩提给他说这个。 不知道文涛老师去过没有？哎有。我们的一位嘉宾梁文道先生，他是信这个南南南南传佛教，他曾经去那里拜望过。宗教，就是那个地方，就是。 修心的，释迦牟尼的老乡，对对吧？跟这个印度总理辛格也很近。而且释迦牟尼当时也是一个刹帝利， <laughs> 他不是不露门。哦，对对对，印度不是四大种姓嘛？对，他刚才给我介绍，他们是武士阶层，就是第二，就是国王的刹帝利，就是在印度当时统治阶级，就是这个，包括现在军队里面都是我这个种姓。哦，反正把自个儿说的很大， <laughs> 但是确实是有出息啊，人家是印度八零后。 而且在咱们中国，现在已经拿到博博士后了。博士博士，呃，在在北大教书，我认识他，还真的有好几年了哈。因为我这几年工作的这个呃纽约这个大学呢，是正好是做印度、中国、美国三方合作研究的。我们有好多这些论坛呀什么的，就前两年这个中印论坛上老碰见他。哎，我就注意他怎么这中文讲的这么好，是是在北大。张的师帮助了很多印度人、中国人这个距离拉进来。 所以虽然他在纽约，但是呢，他通过这个学术交流，把很多这个，包括左派的知识分子，都都印度进出左派，就是我见了好多毛分子， <laughs> 印度的。哎，印度对今天的中国，我们一直说这个心情很复杂嘛。呃，你了解到什么？其实文涛老师经里提到了，我是八零后。如果提到八零后的话，对这个中国特别好奇，也就是充满就是感兴趣的。我我认识的所有的印度年轻人。 很羡慕我弟，也特别想过来中国实习，也跟中国人交这个朋友，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两千年到现在，对美国的有些政策，因为印度人特别比较政治化的一个民族，爱聊政治，爱聊政治。跟北京出租车那么他包括所有的我们学校里，我都是尼鲁大学毕业的，所有的墙上都写的帝国主义当当尼赫鲁大学。对对对，他们就是也是一个左派的一个就是天堂。 然后那里面就是老搞有些中国的研究，就是整个印度最好的中国研究。但是为什么印度的这个媒体和报纸上，我们经常见到，好像把中国当成一个假想敌嘛？感觉就是哎呀，中国威胁我们，或者中国怎么不靠谱？这种是不是还是跟那个边境六二年的边境战争留下的记忆有？关主要是这些记者都是非常年轻的记者。 虽然他们他他们不是八零后的， <laughs> 他们是九零后。 <laughs> 呃，他们应该是七零后的， <laughs> 他们正好插在这一块，也就是他们也也比较有这个，他们上上学的时候记忆比较比较新。然后呢，大部分主持人，我觉得，因为主持人你英文必须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印度有他的印度的英文，但是你做一个国际频道的一个主持人，你英文必须标准。 我分析的大部分主持人都是从英国毕业的。哦，那么在英国和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印关系的分析，我是非常不接受的。我我人生最满意的这到目前这个年龄，就是我到中国来读书，起码我知道了自己中国和印度怎么样。你只要去英国留学，去美国留学，然后了解中印关系，我觉得很可怕。所有的问题从这个地方出发就可以理解。 哎，这是说的挺明白，爱听。哎，没错， <laughs> 不是，就是说他，你你高兴，你的意思就是说留学当年，你可能你你对中国的想象和你今天实际上到了中国几年之后会差距很大，是吗？是这意思。对对。那你觉得，因为我听他讲过一些故事，就是说。 那些没有来过，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印度人，比如你们老乡，那些比哈尔老乡，他们说起中国来，我听的都像天方夜谭，就像就是中国人好像还没饭吃的那感觉，是不是？呃，这应该说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奥运以前的事情，就是只有达到了奥运，印度媒体花了点钱，也派了几个记者。 而且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拿到了一个个人的这个金牌，在我们北京奥运会上，就是那个实际的实力的， <laughs> 而且也是抢了一个中国朋友的，我作为同时我也很高兴也很难过，中国就少了一个，就本来那么多又少了一个。那那那中印友好嘛， <laughs> 我们冠军向来可以。我发短信说，高兴先生祝贺你祖国，就是拿到了历史上第一个这个金牌。那么当时这些这个媒体。 就对中国这个北京的介绍非常全面，那这个没有什么偏见了。你看到什么，你就这个镜头拍到了什么。哦、这个零八年这个奥运会，我觉得就把这印度醒过来了。他对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可能有一个新的看法了。特别是年轻人，因为看这个英文频道还是比较有文化的人，比较熟悉。嗯，对。但是会你知道这个嫉妒这个词儿吗？ 机 <laughs> 轮，机 <laughs> 了。哎，为什么？但我觉得是不是中国人也有一些偏见？就有些中国的媒体也会认为呢，说印度是不是嫉妒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发展？我是这样解释文涛老师，我怎么理解这个嫉妒？的确，我我我经常在北大呃，在这个北京也有我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我这个地方也不详细说了。就是我这样分析，咱们两个国家虽然我们认为国力比较强。 正是这个老百姓、平民，包括学校里面的这个生活质量，挺挺第三世界的标准。对， <laughs> 包括也不是。那么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呃，很多印度青年人和很多中国青年都被记者追求这个呃机会的这个事情非常多。比如说，美国一年也就发几个奖学金，或者被印度人抢，或者被中国人抢。嗯、包括包括这个大学里面当老师，那么这个中国同学也想 回来哎，不回来，留在美国。那么当一个老师。印度人在美国大学好厉害啊，很厉害。怎么讲？在人文和科学都很厉害。感觉在西方大学里读书最好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对，我的老师也是这样，不是不是。而且文科因为印度的学者英文特别好，他们天然的嘛，去的都是精英，印度的精英。这样，印度就真的是风头特别。尼赫鲁时代开始。尼赫鲁时代。对他就是把教育开放的。 他当时自己把请了这个伦伦敦经济学院的几个专家，包括美国的 Friedman 这个自由主义派来印度给计划部做顾问，所以他这个经济这一套搞得非常就是科学化，非常就是从来这方面没有封闭的。你说中国比如说三十年对外没有交流，那这三十年印度已经有了一套经验，就是现在百斯克勒或者华旗的这个总裁，就是这个女美国的这些印度的这个管理者名人。 都是很早就是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而且印度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理工学院，这个东西是 MIT 就是马那个 MIT 英文一样的课程一套啊，因为当时那个后来这个肯尼迪他对这个印度有一种感情。 他特别喜欢肯尼迪，对肯尼迪总统，为什么长得有点像吗？肯 <laughs> 肯尼迪那眼睛，他有点像他这个，是不是？ <laughs> 我这讲，他当时玩一个一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谁走得快，谁走得好。他当时对中国也有很好的一个一个看法。那么他想，你看，就世界上我们如果要，不是他当时跟俄罗斯这个冷战嘛？嗯。他说，我们看到底谁是胜利者？中国走了俄罗斯这一道，就社会主义。嗯。 印度呢，很可能不一定。时候，我们当时印度认为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哦。因为我们教育和很多事情都是国家保证的，有时候从来我们不交任何学费的，所以这个教育质量不行了。 <laughs> 这个这是另外一个方面， <laughs> 你你不交钱好吗？你不交钱，没有人来管你，这个老师给你讲课了没有？ 更本。所以现在所有的经验来自这个私立的学校。对。整个信德里所有的很多领导自己办了一个高级的这个，呃，托儿所也好，这个中学也好。嗯。你进去都进不去那个，那是人大附中。人大附中你要进去不可能的，一定要叫这个部长、中央部长。这种学校是要收钱的。非常就是中产阶级养不起的这个孩子，这个学费。这是贵族学校嘛？所有大使馆的大使的孩子或者什么？ 所以呢，这个学校差差差差差地利的孩子才能上是吧？呃，我哎，高兴。我们属是那个哈，我结叫高兴啊。他他的中文名字叫高兴，他叫 <laughs> Benot，他自己起了一个名字，Benot s i n 是吧？但是他的中文的名字叫高兴，就高高兴兴的。哦，你叫高兴，这人家中文名字啊。哎，这么。 我去这个印度啊，感觉也是流连忘返。但是呢，我当时啊留下几个印象，这个印度的这个太阳啊，还真的不一样。 <laughs> 不是咱们哎，张老师，我跟你讲，咱们过去有句话呀，是说这个崇洋媚外的人说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对吧？嗯。哎，咱不包含这个歧视啊，我自己亲身的感受，欧洲的月亮确实比中国明。 就是越不是故乡明， <laughs> 越是欧洲明，因为人家空气好一些。 <laughs> 而且呢，我见过的最大个儿的月亮，确实是在欧洲见到的。你看咱们这月亮一般这么大个儿，我有一次在荷兰见到这么大个儿的一个月亮，我弄不清啊。但是啊，我就想起印度，这不是南亚地方的气候啊。印度的那个夕阳啊，偏紫，就是印度的太阳有点偏紫，你觉不觉得？ 呃，我觉得是，而且而且关于这个太阳，我得我得说这个，我真的是，我觉得见的最美的日出，还真的是在泰姬陵。在你们说泰姬陵，你必须要早去，我们就是半黑着就去了，就在那儿等日出，太美了，因为。 完全是白的素白的，然后一个紫的太阳，你想不是它太阳投在那个素白的那个泰姬陵上面啊，呈现的是七彩霓虹啊，所以你就讲到我的第二个观感啊，无语。就是我的第二个观感就是在印度，我当时感觉这个国家呀最圣洁的地方啊都是死人的地方，就是皇帝的那个皇陵啊，我在印度看了几个陵啊，我就觉得啊，他们古代啊就是。 最辉煌的，你像中国，按说皇帝啊也有这个大建陵墓，但是中国的陵墓你注意到没有？它藏在地下的，再怎么它埋在地下的，印度是在地上建起这个辉煌啊！那个印度的那个，包括泰姬陵算是顶顶峰了，对对，对吧？但是还有很多，那个真叫辉煌壮阔呀，而且那个维护的特别的好，一进去啊，哎呦，我觉得那个那个花园呐，这个绿树啊，这一直走到这个古代皇帝的这个陵墓。 一，但是呢，你就是墙外头。OK，这里有一个文化的因素，就是印度人这个传统文化里面，不管我搞成这个人现在就是有多臭美有多坏，只要我人这个比如说没有了走了，所有的这个人都不会说我的坏话，也就是对我一个私人以后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尊敬。我是说一个普通人，如果那么说名人的话，比如说甘地那个那个走走心的时候，全世界的领导除了以外。 哎呀，从那个天上派的话，就 BBC 不知道到底有人山人海有多少人，全印度可以说跟着他了。也就是送别一个领导，包括包括后面的这个领导，包括甘地这个夫人，包括现在这个印度嘛，都觉得有人走了，他对所有的这个在世做的事情不会重新做评价。 哦，他是有这么一种死亡观念，就是人一死就，所以比如说很多领导当那个总理嘛，比如说甘地家族，那么他只要他们比如说又撤了，那么下一个当就是他们的，就是同情票，所有的这个印度呃能投票的人盲目着就什么都不考虑，那他做过什么？甘地夫人去过那个建庙里面，打过军队还是什么？有两年没有民主这个经济状态，什么都一概不考虑，人家走了牺牲了。 就全部整个老老老拜拜妈妈，就是多多的就是一句话，这是一个一个崇拜对这个走过的人，很感情化的一个民族，这就是文化民族。不是你，但是你说同样哈，你我就说你看我去英国呀，我也感觉到，啊，他就是说我不知道跟印度是不是同一种观念，但是你看英国就是他们说跟中国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个连续性。 连续性，什么叫连续性？就说这个王室这么多年来，我也是想到哈，你到很多地方看，呃，历史上他也有暴君，对吧？也有各种各样好皇帝、坏皇帝，或者干的好事、干的坏事。但是呢，他一死啊，或者他现在就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在英国。 而且呢，这个正不会把你的雕像推倒在地，对吧？也不会说对你这个人盖棺论定，你都变成这个英国王室历史的一部分。你的画像放在国家博物馆里，你的雕像放在了仍然放在广广场上，它也是一种呃连续性。嗯，但是这个我估计跟印度的这个骨子里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也许。这还有那日本的也是这样啊，嗯，一直到一直到现在是同一个天皇，就是这个这个天皇这条线没断，这对他们是特别重要。而且呢，他讲到这个，我刚才跟他聊啊，我还有发现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咱们说什么男女平等嘛，哎，人辛格就说呢， <laughs> 说你看印度、巴基斯坦都有女女总理啊，是吗？哎，这但是我们印象当中，你们那个地区。 很歧视妇女的嘛，就是好像很，但是他，你听他讲讲，那怎么回事呢？文涛老师，我觉得这个，我这是普遍的一个一个影响。说到了这个这个印度妇女的这个地位，嗯，我在中国经常受到这样的这个欺负，比如说，呃，比如说他们认为是不是印度呃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 因为对这个印度教，他们根本一个概念都没有。他认为印度嘛，靠近阿拉伯这个世界，那穆斯林人可以去多几个老婆，可以去四个。包括在印度，印度穆斯林世界排第二，也就是印尼是第一嘛。嗯，然后穆斯林的确就是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照片嘛，这世界上最有多老婆的一个是印度人，他可能娶了。没错没错，有个新闻，一百多，太多太多。我看我在站在中间，对，没。 <laughs> 我就我就心里不舒服。那是印度啊，因为我我这个一百三十四，对，我也见过这张。张老师，网上很有名的一张。我这个北大的这个 <laughs> 这个朋友嘛，是现在是我算对象嘛？他跟他妈妈电话上传了，就是妈妈是我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是个印度人，我想跟他谈恋爱，他都吓死了。印度人不是娶四个老婆吗？你是第几个呀？他妈妈比较关心， <laughs> 是不是国内搞一个，国外搞？一我说吓死我了，这样的偏见，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我简单的说，印度教非常非常严格，就是只有你这个现在的现有的妻子同意，比如说你没有下一代，没有孩子，然后印度人非常重视下一代，跟中国人一样。而且这个我我公开承认，就是有也有重男轻女，没办法，因为这个。从你婿岛对。必须有儿子。必须有儿子，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家庭，比如说不是很普遍，但是有六个女儿，她再生。 他生印度人，生多孩子的目的是必须有个儿子，必须有个儿子，这跟中国人一样，这没办法，所以他这样就是没有计划生育，我就没有这个科学这个发展。就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大老婆同意，生不出儿子，生不出来。现在呢，这个这个医学发展，嗯，我们很很多社会就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太可怕了，很多人就是检查这个心，然后检查完以后，呃，有数据报告说百分之三十这个妇女决定。 特别是乡村，特别是那个小镇里面，嗯，呃，首都里面嘛，大家都决定好了，这个夫妇都工作，就就是生一个最多两个孩子，就哪怕都是女儿。 哪怕是不不在不在，因为这个在说的是农村也这样吗？那印度百分之七十人在那个农村，百分之七十多啊，这个这个城里的人还算有，因为你们已经马上就要赶上人口，马上就要赶上中国，很快对对，很快。所以你们现在要计划生育了吧？但是有好处就是他们都年轻，就是也不算有国家的压力，就是叫人口红利嘛，也就是现在二十五左右的整个 average 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人非常年轻，所以有经济学家分。 分析中印这个比较的话，所以有可能。是印度，这是因为人口红利对。你刚才说的激动嘛？就是说，一个是在那个真正的一个竞争，健康性的竞争，就是知识分子里面也好，包括从那个我们第一代领导开始，梅赫鲁自己认为他是代表第三世界，那很多比如说这个印度制造问题，这个。 其他的问题，因为他这个英国长大流水，他跟这个西方世界这个关系非常好。嗯。那么中国，你也知道当时中美关系怎么状态？所以呢，当时中英之间这个一九五五年开始有一点。 个人之间，这个领导之之间有点开始一个距离了。如果当时就是这两个领导好好坐下来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了。你认为是两个领导个人？ <laughs> 你认为两个领导个人之间闹了矛盾？ <laughs> 这两个国家历来天造地设就在一起一块贴着了。 你没法，你再去你看唐僧取经这个，他怎么过去的？有有不有多少和尚过来留在中国？但是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一百三十四个老婆呢？ <laughs> 那个人是那老头怎么回事呢？他们是这样说了一个自己自己到，因为印度国家它没有宗教，它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国家，他先发说印度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国家。嗯，古代我们有过国家，佛教也一次当过阿育王的时候。阿育王对，OK，但是呢，现在因为印度。 不我们印度教的嘛，我们属于虽然我们是多数嘛，那么这个执政派党派竟然给那个少数派的这个总教多照顾，比如说现在总理，我我我我个人理解当时那个甘地夫人委托他，不是你聊得远了，为什么有一百三十四个老对，我是说国家宪法允许这些少数民族，就是这些个教的人，他们比如说。 呃，只要前这个妻子同意再娶一个，再的同意再娶一个，但是第一个同意还是第一个同意第二个的，第二个同意第三个是这样的。哦，是这样，他他他是这样搞的，他给国家给给这个政府当地派出所也有一个一个说明，不能直接娶。哦，那这三十二个得同意，第一百三十三个。 <laughs> 而且这个妇女嘛，他没有独立性，比如说前面的向左去哪，娘家不要他， 呃，最关键正在中国和印度差别嘛，就是很多人说，哎，你们印度太幸福，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离婚率还是什么什么，人家就不理解，现在就是中国嘛，就是离婚了的老婆，你们在那儿就是说离婚了的女人还是无路可走的，没人要她，马上身败名裂，就没有男人再会碰她了，是是这意思吗？百分之九十九是样的情况，哦，也就是社会这个态度不好。 你觉得这没什么事，但是呢，社会看不你觉得这个人又不去， <laughs> 就当地一百三十四个吧。就是你走路不方便了，你你你你离过婚，你在家里安静，你也别公布了。你可以说假话，我老公在孟买拍纪录片啊，在出国啊在工作，在新加坡什么什么，我我认识这样的很多教授啊什么什么。啊，就还不敢说他。社会上就是觉得是不健康的一个一个一个人，肯定会问题。就连你们八零后的。 也是这样的呃看法是吗？呃，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从国外回国结婚，因为怕国外结婚很容易可以分手。没错，我我把最担心这个，就是国外结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跨国交流。嗯。但是呢，最不愉快就是很简单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没有人可以代表摊牌。在印度的话，你出生把娘家人都请过来。 不会，就是没有什么天下大事，你要离婚。就是无论如何，你们都不能离，两边老人就让你们在。所以，比如说，苏联最温和回去，不是，所以他就他不是，所以他要找一个中国女孩结婚。这样呢，以后这样离婚没有什么阻力。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哎呦，所以我们我比较，我比较我觉得他们传统，啊，觉得他们传统，祝你们百年。